呃，我在讲到之前，我讲到新加坡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如果你去厦门，可能很难有机会听到香港话或者广东话。如果你呃到了汕头去，你大概没有机会听到海南话。如果你去海南岛，你可能不会听到闽南话。但是啊，闽南话就是这个福建话。 但是在新加坡这么小的地方呢，我们这几样的方言都常常听到，甚至我们会讲啊。所以在讲到之前，按照我们刚才唱呃读的那段圣经，我要唱一首潮州的歌。好，来，呃，下下一张。 人只通地全世界，是好爱满足。背着自己的生命，有无什么益处？难还人拿什么来挖出他谁刻的生命？ 有谁能告诉我，能从哪里来？有谁能指示我，能又往哪里去？感谢慈悲的上帝，是耶稣找我救助。 他叫我脱你生最爱。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哎，生他，刀我生命当无平安，喜乐我走。能随不灵，淌着创世界。 人心灵中灵化作，只要你得着做耶稣，无生命的鸟，无生命无助，宣告耶稣无平安，希腊化作。 你也跟我一起唱，好吧？我们唱华语的，唱华语的哈。从头来，从头来，人若赚得全世界，是否会满足？会满足吗？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有益处吗？ 人还能拿什么来换取他失去的生命？有谁能告诉我，人从哪里来？有谁能指示我，人要往哪里去？ 感谢慈悲的上帝，赐耶稣做我救主，他救我脱离众罪恶，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因信他，在我生命中有平安、喜乐、满足。 人虽不能赚得全世界，人心灵仍能满足。只要你得到主耶稣，有生命力量，有生命活水，心靠耶稣有平安喜乐满。 做太好了！你们学歌都很快哈。好，上个礼拜我们的题目是《弥赛亚》完整的学习过程。那我们讲到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按照上个礼拜的经文，我们的根基若非是磐石，即是沙土；我们所建造的房子若非是稳固的。 就是会倒塌的，那那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讲到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啊？学习有三个目标。那么第三点，我们讲到我们要活出我们的信仰。在那个学习的三个目标里边，学习当然是为着帮助我们去思考；学习当然也可以帮助我们去掌握工作的能力。但是学习更重要的，对于犹太人来说。 学习之后，叫我们成为一个更虔诚的人，懂得敬畏，啊，懂得敬畏。好，耶稣的学习使到他顺从，使到他遵守上帝的遵照上帝的旨意。他说，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行，就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 我们学习上帝的话，最终的目标呢？终极的目标就是使我们能够顺从上帝，好像耶稣顺从上帝一样。那今天我们过去两个礼拜讲路加，两个礼拜讲这个呃马可，两个礼拜讲约翰，所以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我们继续从马太福音来探索，我们怎么样成为有使命性上帝的子民。 当耶稣从死里复活、被借升天之前，给他的门徒大使命，哎呀，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请问，大使命记载在哪一本书？啊？马太还是马可？还是约翰？在哪一本？哦，可能下个礼拜就是这样问，是吗？ 我不知道哈，就就是很简单啊。哦，是在马太福音，请问在第几章？二十八章哈，啊好，你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九二十节，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门徒。做主的门徒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怎么样使人做主的门徒呢？ 如果连我自己都不明白做主门徒的意义，你想我能够去使别人做主门徒吗？那呃，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做主门徒的完整过程。同样的，我分三点来讲。第一点，我们呃学主呃副主的二学主的样式。 新月圣经的学者把马太、马可、路加这三本福音书称为府类的福音，或者共观的福音，就是说，当你读的时候是可以并排在一起的，可以看见内容，可以彼此的参照，互相的补充。好像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就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三十四到三十八节。但是呢，话虽如此。 如果你真是把这三本福音书读一遍，马太有他自己的内容，是其他福音书没有的；路加也有一部分的内容，或者是一个神迹，或者是另外一件事情，是其他的福音书所没有的。除了我们刚才所熟悉的大使命之外，你记得耶稣有一个邀请：“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个也是在马太福音。啊，你记得，记得。 听听见我今天讲，如果你以后想说我要去哪里找哈，呃，我记得呃，耶稣也说，烦劳苦当中担的到我这里来，你就去去马太福音找，在第十一章。但是我们虽然熟悉这个经文，我们只停留在说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下面讲什么，我们也不太注意哈。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呢，就说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担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想安息。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啊，所以记得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只是说哦，我知道耶稣说，劳苦当中担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下面有更重要的话，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那。 而且耶稣跟他们保证说：“我的恶是轻神的，我的担子是容易的啊！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神的。你觉得做主门徒很难吗？你觉得做主门徒很苦吗？你觉得说，哎呀，不信耶稣，我也是这样过；信了耶稣，反而很多要求，对我这个要求，对我那个要求，很辛苦吗？”耶稣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那我们跟随耶稣的人，不是背着劳苦和重担，乃是要背着十字架。为什么你有力气去背重担，却没有能力背十字架呢？有没有搞错啊？耶稣是叫你背十字架来跟从他，不是叫你背重担来跟跟从他。 但是可能我们有的人今天信主了之后，我们还是背很重的重担。那我说我没有力量背十字架，到底是十字架重呢，还是你的重担重？但是记得耶稣是说：你们背十字架来跟从我，你们把你们的重担放下卸下给我，以后你就有力气来背十字架，呃，来跟从我。所以呢，这就讲到说，啊，劳苦担重担的人，最重要的是得安息。 那到耶稣里这这里来得安息。犹太人每一个男人都有一个谋生的技能，而基本上他的谋生技能是跟爸爸学的，啊，所以在耶稣的门徒里边有渔夫，有税吏。耶稣本身是木匠，因为他的爸爸约瑟是木匠，所以爸爸会把他的手艺谋生能力传给他的孩子。所以当时的人他把牛养了。 到这个牛可以负二了，就把牛牵到木匠那里，量身定做一个二，不是哪一个现成的二跟它套上去。这样的话可能不合身，可能不适合，可能这个二对那头牛太重，因为那个二是为另外一只牛造的。但是这是一头刚刚要负二的牛，新的牛，他就带到木匠那里，木匠就量身定做一个二，所以这个二。 不会成为他的重担，是轻省的，好像我们穿衣服一样。你知道什么衣服最好穿吗？什么衣服最好穿啊？啊，旧衣服啊？哦，有人是说旧衣服了哈。不旧衣服有时候穿的太旧了也不能穿了哈。那么是不是新衣服好穿啊？是不是绫罗绸缎就好穿啊？是不是名家的裁剪就好穿啊？都不是，答案是合身的衣服。 啊，这件衣服穿起来很合身，这件衣服穿起来又很配合你的身份，那件衣服就漂亮，那个穿起来就好看，知道吗？不一定是要名牌的哈。所以这个叫做呃轻省的二，容易的二，是量身定做的。好，接下来我们看，耶稣讲到这个二跟这个担子又是什么呢？ 原来不是讲这个表面看得见的一个恶和担子，是讲到耶稣的教导和教训。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他就提醒众人和他的门徒，注意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教导你们的，你们都要听；但是他们做的，你们不要跟着做。你们只可以跟着他口中教导你的，都是好的，都要去做。但是你如果看文士法利赛人所做的，你千万不要学。 那在那个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那里就说，他们把重担捆起来放在人的肩头上，这样我们明白吗？所以就是这个恶和重担是教呃是一个预表，表明一个教导教训啊。所以耶稣给我们的教导，给我们的吩咐，是我们能够承担的，不会在我们肩头上担不起。这个恶是容易的，是轻省的。 你看，耶稣不只是教导人柔和谦卑，他自己心里柔和谦卑。耶稣不只是挑战人背十字架来跟随他，耶稣自己承受十字架的苦难。耶稣不是说你们要爱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但是他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所以你记得我上个礼拜呃，我们读那个说，众人就吸取耶稣的教训，因为是有权柄的，不是文士，不是他啊，不像他们的文士哈。好，所以我们因着这样，我们可以舍弃自己，靠做上帝的能力，我们可以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父主的二学主的样式。第二，做主门徒由我开始，在马可福音第三章十四节。 是马可记载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做两件事：第一，耶稣要他们常常跟自己同在；第二，要差他们去传道。那我上个礼拜讲的，我稍微重复一下，就是我们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就是对于亲身跟随耶稣的彼得来说，他在写给教会的信。 彼得的书信，他说：“我们乃是跟随基督的脚中行，我们就是行在基督所行的路上，我们就是踏上基督留下的脚印。”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关呃概念，是一个学习者跟随者，呃，在师傅的这个身边，很认真的看他讲什么，听他讲什么，看他做什么，跟着他讲，学着他做。 以后我们就是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都能够得到这个师傅的真传，就是哇！我看到你就好像看到你的师傅一样，你真是他的学生，这样你就做到了做一个学生一个门徒的呃这个应该学学习的。所以日夜跟在耶稣的身边，从我开始，我跟随耶稣，我每天的生活当中，我分配时间和精力。 我常与耶稣同在，通过读圣经、祈祷、唱诗、默想，我们就好像主导意象里边的那棵树，在上帝的话语里边来扎根，以后叶子才能够清脆，啊，也能够不停止的结果子。你愿意多花一点时间读圣经吗？我们有不同的需要。 物质上的需要，心灵的需要。但是我们心灵的需要是物质所不能够来填满和满足的。耶稣和所有的犹太人一样，从小就学习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以至于他能够对那试探人的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当耶稣讲这话的时候，正如在先知书我们读到：“人饥饿。” 不是因为没有食物，不是因为没有饼，人现在口很渴，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有饼有水给你，为什么你还饥饿还干渴呢？因为不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弟兄姐妹，只有上帝，上帝的话能够叫我们不再饥饿和不再干渴。做主门徒由我开始，我常与耶稣同在，我以他的话为我生命的粮。 耶稣如果常常到旷野去祷告，我也跟随他的脚踪。我祈祷，我亲近我的神。那犹太人除了有这个《摩西五经》先知的书，他们有古人的教训，有没有？啊，他们有古人的教训，有一本叫《塔木德塔木》，但是现在呢，有另外一个叫做《米什那》（Mishnah），也是呃犹太人的圣贤人的书。里头有一句话说：“但愿你。” 被你的拉比的尘土所覆盖，哎，什么意思啊？你要知道，他们在旷野、在沙漠行走的时候，风尘仆仆，他们走过的地方，或者是牛车、马车走过的地方，呃，这个尘埃就被掀起来。愿你被你的拉比的尘土所覆盖，有可能吗？你要怎么样被你的拉比走过的路掀出来的那个呃尘土覆盖呢？ 除非你跟得很紧。如果你是远远的跟着，如果你离离他甚远，那个尘土怎么能够啊覆盖到你呢？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拉比、我们的老师、我们的主的这个尘土来覆盖，就要跟随在后头。做主门徒由我开始。如果我们不愿意跟随主，我们自己不要做主的门徒，我们怎么样能够去使万民做主门的门徒？ 或者我们甚至教导别人做主的门徒，这是虚假的。这就是刚才耶稣警惕众人和门徒说：“那文士和法利赛人，只能够说而已，不能够做啊！呃，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那是没有办法的，那是做不到的。”最后一点，延伸门徒生生不息。马可说，耶稣选召了十二个门徒。 第一，常与自己同在；第二，差他们出去传道，那就是我们刚才的那个大使命了啊。那当我们把主吩咐我们的也都教导他们来遵守，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不单单是我父主的二学主的样式，不单是从我开始来做主的门徒，活出耶稣柔和全卑的生命，我要使那因我们。 而做主门徒的人也去使别人做主门徒。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起保罗在书信里边有一段话，他对提摩太说：“你把我的教训交托给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首先，你要先弄清楚我给你的教训是什么，你自己也要忠心守住。以后呢，也要把它交给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 这就是整个完整的过程，做主的门徒好吗？很好，就到你这里为止吗？不是，还要延呃，这个叫做啊，延生门徒，生生不息。只有我们跟随主的脚中，活出主的样式，我们才做主的门徒，而我们也让人们来效法我们一样，他们愿意付主的轭，学主的样式，他们愿意活出耶稣啊，顺服上帝。 的这个生命，这样他们就做了主的门徒。以后呢，这就是从圣经里边《马太福音》，让我们看见有使命性的上帝的子民。这样，我们被上帝来差，我们被主来差遣，好像耶稣被上帝差遣。他说了这句话：“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那差差我者的意思。”我们同样的是照做主耶稣的意思来安排。 我们在世上的生活，今天也是华人年会规定的宣教与布道主日。我们在许多呃宣教士当中，我们熟悉的十八强弟兄呃他们一家人，还有刚才我讲到呃在呃呃中国的，是李彩凤姐妹。那么啊，当然呃过去在主的这个宣教工厂来呃侍奉的呃林忠心呃牧师，我们都继续为他们来祷告。 让他们在那里的时候，也能够以生命来影响生命，活在人的面前就是福音。人们看见我们的生活，就能够相信你口中所传讲的这个福音。我们使命性转化的旅程经过了上半年统领意向，我们的领袖们也确认了三个关键成效领域，而接下来很快。 八月中到九月底，整个的会众，九点钟的会众，十一点钟的会众，注重呃，通过我们所安排的，我们来共赴使命，使到我们能够这样世代相传，延伸门徒，直到世界的末了。